好啦，各位网友大家好。最近答一个朋友，即系问我：，喂，郁敏，你选情如何啊？你自己评估。你而家如果要选举，你有冇评估嗰个选情啊？系嘛？今时唔同往日，系嘛？有啲人话我得几千票嘅啫，刁民个老友，系嘛？攞到几千票算我叻，你吞咗佢，第日全部，O K，逐票帮我吞咗佢，系嘛？